红霞星本来是第八星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地广人稀。但没关系，它会是第八星系第一个成功的食品供应基地，以后还会成为交通枢纽，会在不断注入的人气下火起来的。 怎么样？据说那部马上要上映的片子期待度很高，首映的预售票已经卖光了，人人都在焦虑明天，所以都在奢望，有什么能永恒？爱情，或者随便什么别的东西。人人都想回沃托，蔚蓝之海能获得市场，不就是因为炒作花语是回不去的地方吗？ <laughs> 看得很透嘛！听说蔚蓝之海培育基地有你的股权，赚了不少吧？ <laughs> 想回沃托，可是沃托早就不是你想要的沃托了。你身边的人也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而你活到白头发的年纪，就会发现，连你自己也变了。 你以前坚信不疑的东西都没了，理想和信仰至少崩塌过一百次，身上的器官几乎都被医疗舱换了个遍，偶尔想回忆一点以前的事，想不起来，还要求助于人工的记忆存储器。艾伦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个占着别人身份的僵尸。 他们当年叫停人类基因改造计划是对的。人为什么要活那么长？我们天生就没有那么长寿的灵魂，没完没了地延长肉体寿命，有意义吗？把自己活成个骨灰盒，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慢得好像化石，到处都是腐臭味儿。呃，这，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您派人去接哈瑞斯先知。 给他武装支援，但是之前又把他的行踪泄露给了反误会的狂犬们。您到底是想帮他，还是想要他的命？哈瑞斯是个聪明人，比那群就知道喊口号的野狗强多了。他早年和白塔那两任叛徒走得都很近，当年劳拉·戈登自爆。 金国和芯片技术相继失落，这么多年反污秽的蠢货们也没折腾出什么成果。但我怀疑，哈瑞斯是知道什么的，只是因为反对女娲计划而不肯说。这个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危险人物，就是一把年纪了，还总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平妄想，跟我们也不是一条心。是。 理智派总是难搞一些，但也只有理智派能搅动起最大的风暴，成为台风眼。他呀，太留恋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了，得给他点教训，抽醒他，让他知道枪炮之下，信仰狗屁也不是，权力更迭必须要流血，而他只能依靠我们。 <laughs> 话说回来。 第八星系那鬼地方，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让他逗留这么久？不管是什么，也一起收拾干净吧，省得他老想躲回去种地。那个神棍，需要一点仇恨来鞭策。元帅，关于第八星系和靖恒，您相信哈瑞斯吗？嗯，我希望相信。 我希望他已经死了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九期。 战鹿的机身真的被炸毁了吗？那我再给你做个新的，好不好？我在书上看到过联盟第一机甲的规格，军工厂的设计图已经进入第四稿了，工程队开始调机器人，等军工厂建好， <laughs> 你别笑啊！你先打个草稿再说话。 <laughs> 我可是第八信息最好的机甲设计师。 我还想在军工厂加入一部分初级机甲，就是培训一天就能开的那种卡丁车机甲。不过工程队里有个兄弟跟我说，初级机甲毕竟是杀伤性武器，就这么普及太危险了。我觉得他考虑的很周全，所以打算把初级机甲作为授课教辅使用。启明星会成立一个新的星海学院，以后没准能像沃托的乌兰学院。哎，对了。 将来启明星也会像沃托一样，嗯，当然，人口要比沃。听他的描述，就好像这一生到头，大小波澜都将烟消云散，世界上不存在生离死别一样。启明星上有很多荒地，我可以去向总长要一块，照着你在沃托的宅邸建，好吗？不好，那就照着我以前在凯莱星上的家建。 我原来那个家很大的，收拾起来需要很多机器人。可以用战炉做中枢系统的电子管家。战炉它很吵。没事儿，你嫌我们俩烦，可以把我们俩一起轰出去，这样我就能和战炉互相反，没人打扰你了。不过，也别太经常把我轰出去啊。再给我抱会儿，等我们老了。 战争也该结束了，我就去教书、写书，写很多。讲怎么重塑联盟第一机甲，还要再写一本回忆录，一半用来讲正事儿，剩下的半本重点讲今天我是怎么得到联盟第一男神的。 <laughs> 还没吃完呢，吃什么吃，快跑啊！饭钱都给我留下！是他们吗？是来接我们的吗？不能吧！我刚把坐标发过去啊，他们有这么快吗？我们也走。服务员，这是敌袭，不是城管，让你们老板把补给站的防护罩开到最大，然后快走！敌袭你姥姥！饭钱都给我留下！快跑啊！先知，快上机甲！对方到底是什么人？ 起飞！哎，将军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有敌袭我没听见？还是星际海盗都从良了？怎么今天早上晨练没看见你啊？先生，早上好，您今天闭嘴，金爷。哦。将军怎么越发变态了？ 欺负人工智能，还欺负出快感来了，太可怕了！霍普抓住没有？呃，还没，估计是从地下航道跑了。我们正在各地下通道和私人补给站里加强搜索。不是我说，这些小黑店是该管一管了。嗯，白银第九，呸！我是八星系太空军指挥官伊丽莎白·图兰，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？ 是红霞星的驻军赶来了，先知，别管他们，赶紧走吧。不，他们有重甲，我们得帮帮红霞星的驻军。对抗重甲就是找死啊！先知，我们又不是第八星系的人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不，红霞星，红霞星完了。嗯，别管他们了，先知，您的生命更加宝贵。宝石。 梯田，无边际生态城霍普先生，霍普先生还活着，应该是精神网强制断开造成的。天哪，差点要……哎，吓死我了！谁能想到他会往前线呀？这么大年纪了，也太冲动了。 你这舒缓剂应该没问题。啊！舒缓剂怎么还用这么强力的？医疗舱程序该升级了。灯泡才十八嘛。止疼片和生理盐水呢？不，我的同伴呢？还有农场。病人情绪过于激动，是否考虑镇定剂？我不要镇定剂。我的宝石梯田。 哈瑞斯先知，我是这次负责接应您的人，代号鹦鹉。晨光起于白塔尖顶，终将铺满阴霾之地。你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奉命来第八星系迎接您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赶到，现在第七星系边缘遭遇了这些人。他们声称来第八星系是为了追杀组织里的叛逆。 我一听就觉得不好，要不是您身上有传感器，今天我们差点就没法交代了。哈瑞斯先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知不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您？判断出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为什么你先前没有给我任何提示？什么？我之前紧急联系过您的联络员，让您立即离开。我还和联络员约定了新的接应地点。联络员呢？我还想问您为什么不走呢？ 您可以查询我们的通讯记录，但确实不管什么记录都是可以仿造的。如果您不愿意相信我们，这些都没用。先知，您能不能好好想想，那位联络员是什么身份？你们是为什么决定让他来做联络员的？我的联络员是反误会的老成员。是那个联络员出卖了我，还是这个男人在误导我？又或者？ 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。天使城里那个老疯子早埋下一个妻子在我身边，让我死去活来一次，对他死心塌地。否则我凭什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？是我命大，还是别人处心积虑？这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？还有谁是朋友？还有谁在坚持最初的信仰？ 谁已经变得面目全非？你们机甲全来了！我要是第八星系的，还有一家重甲。林敬恒亲自来了，通知我们的人准备撤。不，加入第八星系紫薇军的通讯频道，听我说。阿瑞斯先知，您知道频道密钥吗？那就请求建立通讯。我有话要和。嗯 我的朋友，对方不敢精神我了，小心！怎么回事？天哪！反义指挥的传言是真的吗？将军，反乌会的机甲发射了核导，红霞星已经炸毁了。如果反乌会里有联盟叛徒，会不会认出战？反乌会为了这个人，出动了一支有重甲的军团。这个霍普还真是深藏不露。我现在躲躲藏藏的。 还有意义吗？陆校长错了，我也错了。霍这个王八蛋，临走还毁掉了红霞星的生态农场，这算什么？不给敌人留下一颗粮食吗？陆必行总喜欢把人往好处想，你又是什么情况？天使这种角色不能没有，但是有一个就够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先专注当下吧，图兰卫队长。是。 哈瑞斯先知，从你不告而别开始，你们就不再是朋友了。你还想找他们解释吗？加全速，我们趁乱撤离，把刚才军用记录仪拍到的一切传给艾伦先生。元帅，已经分析了红霞星的战役实拍视频，前锋突击队方式似曾相识，进行模式分析对比后。 确认与曾经的白银第九位吻合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。白银第九位，伊丽莎白图兰。那不是家犬，那是一条喜怒无常的母狼。第八星系里，谁能让它卖命？指挥舰，是一家老旧的重三。我们根据战役记录，用六分位法估算了他的精神网区间。 政府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一，他的精神网范围远超过重三标准，甚至远超军委现役的超时空重甲。他带走了战撸的机甲盒，白银要塞的那个是个虚张声势的假格子。他还活着，并且骗过了伊甸园，但白银三的几个核心工程师一直在天使城服役，也一直。 在我们的监控之下，核心工程师跟在我身边。如果通讯全断了，他们会以我和军委所在位置重建联络中心坐标。但显然，后来开始怀疑我了。这么多年，人人都以为他是联盟中央一枚愤世嫉俗的棋子。连我也想不到，经国会在他手上。鲁信有他一半的心机。 也不至于落到那个下场，太可惜了，林景恒。哎，生态农场多好看呀，可惜就这么没了。是啊，而且这个星球几十年之内都会是一片荒芜之地。啊，老师。 要怎么复活遭受核岛轰炸的星球？有技术吗？有，像改造宜居行星一样，不是所有的行星都像地球母星一样得天独厚。现在每一颗宜居的行星都是经过人工改造的，这个改造过程非常漫长。老师，那我们换一个题目吧，我不想再研究机甲了。对啊，星球复活的题目有点大，可能要上百年。那反导系统呢？陆总，我们来改进反导系统吧。对。 反导系统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和军工生产，我们的军工产业不完备，没有物质基础。陆总，那要是我们继续初级机甲这个课题呢？再有一个学期，完善一下细枝末节，就可以申请专利投产了。老师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？现在这里和北京贝塔星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，我们曾经在红霞星上。 建立过初步的社会劳动保障和配给制度，完成了人口普查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们现在有死难者名单。陆校长，也许您应该去会议室，总长和先生在那儿等您。嗯。你们几个解散吧。战罗。 你那里有联盟白银要塞的防御系统和反导系统资料吗？有的，黄小姐，白银要塞的防御系统是联盟顶尖水平。呃，嗯，那个，你能问问林将军有没有我们能借阅的部分？学术资料和技术问题都未经加密，先生设置了特别权限，陆校长和诸位可以随时取阅，但相关内容非常庞杂，与陆老师先前的教学方向不一致，需要我为您做出系统性整理吗？ 哎，你怎么连我们学生都知道呀？抱歉，这就是加密文件了。我会在十分钟后把整理过的资料发到各位的个人终端上，请先到休息室来。汽车系统被黑了！啊！疯人！ 回收应通道。是哪一位？情绪药剂不够用了吗？怪我不批吗？一个养人鼻息的寡妇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谁受过。阁下，小心！夫人，快上来。 美丽的女士您好，我是白银三位队长托马斯杨，今天来特别客串您的护卫骑士，希望能得到您的五星好评和一个微笑。哎，有没有将军冲我笑了一下的感觉？那你怕是活不长了。林小姐你好，我是白银第三位柏松阳。您受伤了。哼， <laughs> 看来将军的消息让一些人坐不住了。果然。 大总统，叶利夫将军替您接通了。嗯。光荣帝国的总统府可真气派啊！嗯，联盟议会的旧址让你倒腾成这个样子，有意思。少废话！怎么，那位联盟所有受虐狂的梦中情人，让你也夜不能寐了？要先下手。林敬恒不是甘于折服的人。 他现在还躲在第八星系，肯定是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召集白银十位。现在联盟海盗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还活着，我们必须在他羽翼丰满之前动手。嗯，那地方我鞭长莫及，你呢？我的人手都在沃托附近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是说你那些老战友。 如果陆逊知道我现在正在和你勾结，他能从地底下跳出来打爆我的头。你让他的人给你当枪使去收拾林敬恒，林敬恒再白眼狼，那也是联盟竖在碑林里的堂堂上将，是陆逊一手带大的。你他妈脑子有问题吧？哼，竖在联盟碑林里的人不一定吧，将军。 白银要塞是怎么毫无还手之力就被炸毁的？我们又是怎么顺利接管沃托的？嗯，你的老战友们有没有问过你？你没法回答吧？那现在答案不是有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 <laughs> 该歹毒的时候不能心慈手软，将军，你也不想彻底失去你的老战友们吧？ 我已经用备用中心紧急召唤了白银侍卫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暴露在联盟和各方武装的眼皮底下了。三大海盗组织，其中两支以前被我做过，一支我最近做过。他们听了这个消息，一定不会太高兴。而我不告而别，联盟也可能视我为叛逆。可是联盟现在解决不了海盗，急需要一个坏人来转移内忧外患的矛盾。所以，诸位现在。 要代表第八星系政府做一个选择，我把白银九从第八星系自卫军中分离出来，带他们离开八星系。这样，虽然诸位需要重建第八星系的军方体系，但被我连累的概率会小很多。或者，我仍然留在这里，公开宣布八星系由白银十卫接管守卫，我可以接着保护你们。但是八星系也会因为我而走上各方势力争相打击的风口浪尖。 爱德华总长，我说清楚了吗？我，林将军，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？那您最好快一点，毕竟白银十卫和想除掉我的人都在赶时间。林将军，您真的从未背叛过联盟吗？哼，总长，如果白银十卫背叛了联盟，当时海盗进犯沃托的时候，联盟政府根本不会有回转的余地啊。 嗯，那我先回去再想一想。你这是让总长选，是当出头的攒子，还是阴沟的耗子？你知道他会选什么？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混吃等死，随便活一活，再随便死。 但没有人能见到光之后再主动退回淤泥里。你何必逼他这么紧？还有你，陆必行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白银十位的发言人了？将军，快提醒我一下，给我个发言人的任命状呗！别闹。我要是需要暂时离开第八星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不是说有我的地方，你不管走多远都会回来吗？ <coughs> 二位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？ <laughs> 怎么会，陆兄？我相信这点起码的自知之明，你还是有的。姓林的，你他妈！我启动了白银十卫的通讯备用中心， <laughs> 就是天使城要塞的沃尔夫元帅。按照正常情况，白银十卫会在收到消息后分头集结汇合。考虑到联盟目前的太空航道几乎都是瘫痪状态。 盘踞在六七星系的反乌会，会比他们先到一步。这么说，你是联系了联盟元帅，靠得住吗？是不是该让爱德华总长出个面？备用中心是以他所在的坐标为标尺，不是以他这个人为联络中心。老元帅又不是我的下属，我能命令他去帮我召集白银侍卫吗？万一我和联盟撕破脸，把老元帅夹在中间，算怎么回事？陆兄，麻烦你也动动脑子，再这么下去。 连耗子也抓不着，你妈！喂，我是不是也已经死了？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兔崽子，他先开始的。沃尔夫元帅，联盟开国元勋，自由宣言奠基人之一，乌兰学院第一任校长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背叛联盟？他图什么呢？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那我启动了备用中心。 托马斯杨他们可能就 <sighs> ……但愿是我的被迫害妄想症。即将烧穿新星里纪元的战火，好不容易才燃起来，怎能任由懦弱的犬儒主义们平息？所以，林敬恒。 最好是死了，这样他一生光风霁月就能永远定格在精神的碑林里了。 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复生的幽灵。我沉入了沼泽，我沉入了深渊，我迈向腐烂的根系，刺穿虚伪的吻。就算每一个命运的转折，都伴随冥冥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是头顶黑色的星空。 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笔。不停地旋转，脚步踏在逼近。残骸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，是灵魂的联系。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烬。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卫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。 悔恨的汪遥不可及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不灭，灰烬重生。 这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所谓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及的黑洞。 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心儿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谓祷告，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及的黑洞。